Música ตดดเช้าตีห้าบนกลางวันตอนเย็นเพื่อทบทว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ไม่ต่อเนื่อง凌晨五点，我来听法，听开示，对大家的修行 มันก็ทำได้ มีหลงก็มีรู้ได้ มีอะไรมันก็ต้องมีผู้มีเกิดต้องมีไม่เกิด มีเจ็บต้องมีไม่เจ็บมีเจ็บก็ต้องมีไม่เจ็บ มีตายก็ต้องมีไม่ตายอย่างนี้ปฏิบัติได้ให้ผลได้昨天 我们一直在强调，啊，不要在苦的一边，也不要在乐的一边。那么有苦，就一定有乐，它是相对的。嗯，有好的，就一定有坏的。啊，有昨听说昨天大家很昏沉，有昏沉。 就会有不公平的时候，啊，腰酸背痛，有腰酸背痛，就会有不腰酸背痛的那一刻，所以你放心。老子聋不听你，老子秃不听你，老子饿不听你，外面的世俗叫。我们不管。

病死的原因，就是因为迷。如果不迷了，生老病死就没有了。 我们姐解、姐解、有解，必须姐有姐没有解、没有解，肯定能得。这是佛的。悉达多王子啊，就是发现了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所以他就下定决心，要寻求一条没有生老病死的路。跟我们现在在做的。 是一模一样的。你也像当年的悉达多王子一样，好好的来探求一番，如何才能从生老病死中彻底的解脱出来？我刚刚就在那边发过电话，那嘛，我改云南啦，我在云南，我嘛，我遇过很穷，你改，你很穷，你心静。 如何从生老病死中，从这个生死中解脱解脱出来呢？啊，就是看到你的身，要看到你的心。这个身每天都在迷，这个心每天都在迷。 彻底的看清生的啊实效，彻底的看清心的实效，那么就是可以从生死中彻底的解脱出来。เกิมีที่ตั้งแห่ง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เรียกว่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อากายเป็นฐานม่ใติตั้งไว้ที่นั่สร้างสถาบัที่โลกไว 我们的身身体啊，大家都坐在这儿。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不管是中国人、泰国人还是老外，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最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觉性。你有觉性吗？你的觉性时时刻刻能提得起来吗？啊，通过道场的练习，就是要时时刻刻。 提起决心，时时刻刻保持决心，这个就是修行，这个就是修证成神，这个也是可以找到头头的真正的路。走路的步，没有来往走路，要老光脚，要撇，要邋遢的脚。

好好的活在当下，因为你的那些思维和你的那些评判都已经不是当下。当下的你就是坐在禅堂里，要好好的打一个七。啊，这七天每个当下也是不同的一个当下，大家好好体会一下这个，把你的所有的啊一些评判啊一些。 实的，把它放下，在你的通过自身的实践中，好好的啊，来做一个完整的解答。那么在第七天我们心得分享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答案的。 หลงกายเอากายเป็นตัวรู้หลงใจก็ใจเป็นสภาวะที่รู้กือ迷大家每天都在迷众生嘛不迷怎能有众生呢？啊迷了不怕重要的是你要看见你迷了不是你已经迷了一年五年或者迷了 大概半个小时了，坐在展厅里一直在啊，迷某件事情，你还不知道。重要的是你知道它，看到它啊，不要责怪自己，轻松的把它放下，再回到当下的动作上来啊。这之前加了一个“轻松”两个字，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别人说什么，你都不用相信，你自己实践，你自己找出答案。我说的话，你也不一定要相信。你通过自己的实践，你自己会有答案，因为你。 有迷就会有悟，有生气就会有不生气的那一天，啊，有开心也会有不开心的那一天，啊，刚才说有流眼泪也会有不流泪的那一天，啊，你通过自己的实实在在的、老老实实的修，你的答案会一一出现。 ผัสเราไม่มีคำถามหลงเป็นยังไงรูปเป็นยังไงเราจะรู้จักเลือกเป็นที่แรกมันเปลี่ยนไม่เป็นก็ศึกษาไปพบปะเข้าสัมผัสเข้าวันจะขยันรู้ไปเโดยตามธรรมชาตินี้不怕通过这些天的修行你你不用怕你会发现你的觉性的力量是那么强大 一念觉性提起，啊，所有的任何一种境界，任何一种念头，啊，它都会变得淡淡，已经没有什么味道，没有我们之前把它看得那么重，啊，所以觉性是无价的。你只有让这个觉性，啊，把它培养的越来越强大，不断的觉知觉知，在觉知中你会得到。 所有一切。จึงมีวิชาจึงมีวิช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กิดขึ้นในวันเพ็ญเดือนหกของพุทธศกผ่านมาแล้วสองพันห้าร้อยเก้าสิบกว่าปีนั่นก็คือวันนี้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ไม่หนีไปไหน ถ้าเราหลงก็คือหลงถ้าหลงเงินหน้ามาถ้าไม่หลงเงินหลังมา มาอยู่ที่เดียวกัน นี่เรากลับมาฐานเปลี่ยนนเลยถ้าหลงอันความ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กิดขึ้นมาแล้ว สองพันห้าร้อยเก้าสิบกว่าปีก่อนปฏินิพพานหลังปฏินิพพานเนี่ยสองพันห้าร้อยห้าสิบสอง มาไปอีกสี่สิบห้าปี บวกเข้ามาเป็นสองพันห้าร้อยเก้าสิบเจ็ดปี ธรรมศาตเกิดขึ้นสองพันห้าร้อยเก้าสิบเจ็ดปีแล้ว แต่ก็เป็นวันวิช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วิช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กิดขึ้นในวันนั้น释迦牟尼佛找到真理，从那一天到现在，两千五百 九十二年，九两千五百九十二年，这个法没有消失，依旧存在在这个人世间，那就是我们现在在修的东西。刚才老和尚用手比喻，我们的迷就是手心。 我们现在如何让自己的手心变成手背？手背就是悟，从明到悟就是这么简单。只要你能翻过来，你就做到了。เราไม่ต้องสงสัยเลยว่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ไม่ใช่ของมนุษย์เป็นของเข้าใจ เริ่มต้นตั้งแต่วันตัดสรูของพระพุทธองค์ เรามาก้าวจนทห์ไปสติมาตั้งไว้ที่กายเรากายอย่างพทธนาเนี่ย迷不怕啊，一直在讲迷，迷不怕。我们现在在观身，由观身直接清清楚楚的可以看到你的心念。你借由观身 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的念头，那么，等你看到了你的身，看到了你的心的时候，你就轻轻的将你的迷变成知道，将你的迷变成真正的悟，啊，这就是休息。那这个味道没闻到，那，把耳朵 เวทนาสุขทุกข์มันหลงตรงนี้จิตที่มันมีความคิดนึกมันหลงตรงนี้เราก็ทำอาการเกิดขึ้นมันหลงตรงนี้ก็ไม่หลงสี่ด่านนี่ก็ไปได้รุดไปรุดไป那么我们还是在四念住上下功夫啊，身、受、心、法啊，这些天 你会对身和受，还有心看得清清楚楚啊！清楚的同时，你的智慧会提高，会产生。那么法自然而然就在我们心中了啊！这个法是怎么出现的？智慧是怎么产生的？就是既有我们不断的看自己的身，不断的看自己的心。 自己的念头产生的。从头，培养觉知度，初刚培养觉知度，最深培养觉知度，拜得得，不东听东听，睡得得，培养觉知度呢。从开始就是两个字，觉知。那么，修到了中间一个阶段，还是两个。 觉知，你能觉知到你自己吗？你能觉知到你的身和你的心吗？如果你能觉知到，那么到了最后，到了最终，到了最后，还是这两个字，觉知。这两个字觉知可以带大家走到尽头。

执迷的众生每天都在造业，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让大家培养觉性啊，让你的觉知力不断的强大。这时候，造业的那个人变成了充满了觉性、充满了功德福报的人。เมื่อมีศีมีสมาธิมีปัญญาก็เป็นมประกอบไป คิดถูกพูดถูกทำถูกตั้งใจถูกต้องเห็นชอบเข้าไปเลย เปลี่ยนไปเปลี่ยนไปไปเลยไม่มีศีลสมาธิปัญญาเกิดขึ้นแล้วเนี่ยมีได้นะ这个就是真正的戒定慧，真正的戒是要在有觉性的前提下 你才能持好。那么大家再修一段时间，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戒啊？定，我们在这里把定讲成决心。只要你有了决心，一切你都拥有。那么我们讲的戒定慧，大家明。 其中的意思吗啊，这七天内大家可以好好的品一品。เออนั้นก็เป็นกรรมธรรมของเราแท้ๆไม่ต้องอ้อนวอนอะไรเลยเป็นกรรมฐาน เป็นวิจิตชีวิต ศักดิ์สิทธิ์เมื่อรู้มันก็ไม่หลง

很想说话，很想说话，看到了自己，决心提起，觉知到自己，看到自己，哎，没什么话可说。啊，有的人很想啊，很喜欢造业，那么一念决心提起，不会去做。啊，这个造业的心念变成了虚妄。啊，所以刚才讲你。 觉性自己知道；生气，觉知，知道；啊，腰酸背痛，觉知，知道；啊，心愿一直外流，觉性激起，知道。把一切都变成知道，能知道的这一念心就是觉性，觉性是无价的。哦，快别发。 จะเป็นผู้ใหม่ผู้เก่าก็อย่าแปลความใหม่ความเก่าแต่ว่าถ้า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ก็ใช่ได้แล้ถ้าผู้เก่าไปหลงอยู่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หลังทิ้งปัญหาความคิด ไปห้ามคิดมันก็ไปถูกต้องอย่าไปห้ามมันความคิดความมันคิดก็รู้ได้ประโยช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ดที่มันหลงนะ มันคิดอะใรรู้จักตัวมันได้ประโยช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ดให้มันคิดลงไปบางทีแปลผิดเราถูก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ก็ ไม่ใช่ปัญหาเป็นปัญญานะ我们斗的这个禅堂里面，有的是斗罗禅的老修行人，有的是斗罗禅的新学员。 我们不用坐在这儿思考自己是老的还是新的，老的跟新的，在我看来都一样，因为都还迷着。可能修行了的人已经学过东西的人，迷的比较少一些；没修的人呢，啊，刚刚来的新学员呢，可能迷的比较多一些。但是。 谜和物之间，只是一瞬间，只是一刹那。谁用功，谁就先达到目的地；谁浪费时间，每天放纵自己、放纵自己，你就会比较慢，很有可能你也找不到目的地。所以，就是一个谜和一个悟。 อย่าไปเอาผิดเอาถูกกับความสุขความทุกอย่าไปเอาผิดเอาถูกกับความหลงความรู้ให้เราสัมผัสเอา มันคิดก็รู้ได้ อย่าไปถือว่าผิดนั้นหลงก็รู้ได้ อย่าถือเอาว่ามันผิดให้หลงเป็นรู้ ให้ความอะไรทั้งต่าง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ไปทั้งหมดเลยให้ถือว่ามีปัญหา 不要在苦和乐中寻求一个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苦不一定是错，乐。 落两边啊，苦把它看得淡淡，乐也把它看得淡淡，我们就站在中间，我们就在中间来看一切的苦乐好坏啊，美丑善恶，你千万不要落到某一边，你如果落到。了。 ช่เป็นผู้ทุกข์ตรงนี้สำคัญนะเห็นมันหลงไม่ใช่เป็นผู้หลง เห็นมันรู้ไม่ใช่เป็นผู้รู้ มันก็เห็นการเห็นมันเป็นการเป็นองค์มรรคเมื่อเห็นเราก็หลุดพ้น เห็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ก็หลุดพ้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หลง เห็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ก็หลุดพ้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กข์ เห็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ก็หลุดพ้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โกรธ 你被弄麻，被折了。迷，用迷了，觉知，知道了，一念知道，一念觉知，你彻底的从迷里面解脱出来。下一念，突然想起一个什么事，生气。了 不要跟随他。这一面知道，这一面看到，这一面看见，彻你的，从你的身心升起，出来。重要的是你要看得见，不是坐在那儿一个念头带着你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去思考一件事情。 那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不是当下。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看见他。刚才啊，老老师一直强调，你通过觉知，你要看见他，不要成为他，不要变成那个苦的人，你要变成那个觉知的人，而不是跳到里面去跟他一起苦，跟他一起乐。看见他，不要成为他。 看见他，更不要跟随他。